那么这三分之一年来，你有什么进步的地方吗？有没有得到？我们不用等到年年底才来呃想想说我我做到了什么啊？呃，如果你你做生意的话呢，如果你是上市的公司呢，他们要每每三个月呢就要你做报告啊，比如进展的报告。 同样的，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来，我们也不用说等到年底、才能才来、才来清算了，才来算账还是什么？我们呃，随时每天我们都可以跟神在一起哦，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正确的啊解释圣经啊，怎么样正确的解释圣经？啊，那么我们专门选一个比较很多很多种解释的经节来。 加以解释啊。所以我们看的希伯来书六章六节的正解，那么你会发现，主要的我们要今天要强调的是说，让我们都成长起来吧。啊，我们可以看，呃，呃，内容呢，我们要强调的是，啊，如何正确啊，明白这个圣经，然后找一个争论性的例子啊，呃，然后呃。 正确的方法来解释，啊，来来看啊，发掘真理，然后应用到自己的生命上来。我们呃，一个人提问发一个问题哦，你觉得说做教授容易呢，还是做牧师讲道容易？可能很多人都认为说做教授比较难，但是实际上的答案呢，实际上是呃做牧师讲道比较难。你懂为什么吗？因为。 做教授呢，你是同同样一个呃题目呢，你是每年呢讲给不同的学生听，每个学生第一次都是第一次听到你讲的东西，一听我就觉得哇，你这个教授很厉害啊，很聪明啊，很有智慧。但是呢，牧师呢是每个星期啊，要对做同样的人，总不可以讲同样的东西吧？所以你每次都要有新的东西讲，每次要要讲不同的东西来给同样的人听。 所以牧师工作比较辛苦，对吗？但是我们感谢主哦，呃，因为我们有神，神会每个礼拜呢都给我们新的话语来听，因为神的话语是活着的哈。所以呃，牧师的呃讲题方面呢，也不应当会有太大的困难了啊。如果有的话，就表示没有跟神连接，不懂神要给你讲什么话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比较难，因为如果我们大学，即使我们去上课的话，都是同样年纪的学生。 都是一年级或者二年级，对吗？但是如果你来教会的话，你不是都是一年级的呢？我们大家有些是二三十年的基督徒，有些是刚信主的基督徒，有些是还没信主。我来听你讲什么啊啊？所以这样我要讲什么？什么？讲一个东西可以从头听，从最年轻到最年老的都听得懂的，这很难讲啦。所以我们要祷告说：圣灵开导我们每个人。所以讲的道是一样，听的人吸收是不一样的。嗯。 这个有点困难，但是我们总不可以天天给你们简单的道来讲。这样如果坐在你那边的，又是讲过了，又是拯救，又是拯救，哎哟，讲来讲去就是那几句，也不可以，对吗？不能够成长起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听，要在主的话语里面成长起来。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么多呢，就是我跟你讲的今天的道呢是比较深一点啊，要有你多多的思考。那么我们就要吃一点肉的东西，才能够有 muscle，就才能有肌肉啊，才能成长起来。 所以，如果你听不懂的话，你你回来问我，啊，或者问牧师，啊，或者问家庭组组长，啊，不过倒是很简单的啊，啊，所以中心思想是什么？中心第一点，我们解释圣经怎么明白圣经，是要根据上下文哦，来来一起解释，不可以断章取义了，啊。呃，第二点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是说，你要明白说，神拯救我们是永恒的拯救啊，不在于我们的行为，而是在于耶稣所完成的工作啊。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领悟到神对我们的大爱啊。神主要大家认认识到的是说，你要看得到神不惜把他自己的独生的儿子变成为人来拯救我们，牺牲了他自己，把他最好的给了我们。神什么？ 还会保留做呢？不会给你的啊！所以最重要是我们做基督徒最重要是要领悟到神的大爱，而且不是单单说爱我们，而且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爱我们啊！我们也要不要做？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也不要常常留在得救的地步这边，天天在这边得救这个地方得犯罪、写个忏悔、犯罪、忏悔、祷告啊什么这样的东西一个这一个一个地段，而是说能够。 在这个基础得救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建立起来啊，这个来过一个得胜的啊，愉快的啊，得胜的生命，这是本质神拯救我们的原因。神不是单单拯救我们说哦，你可以上天堂了就好了，而是说神不单单现在是要拯救你上天堂，而是要现在你要把改变你的生命，让你的果然过一个愉快的得胜的有祝福的生命。 对，而且不单单祝福你，而且要祝福你，直到你能够影响别人，让别人也可以看到神在你身上的祝福，然后吸引到神那边去啊！这个是我们要在，不单单是留在拯救啊，圣经不是在呃是呃在你拯救的这个地位地步而已，而是要你成长起来。嗯，那么怎样过得胜的生命呢？怎样过得胜？而且圣经道理也是很简单，主要是在一个神的爱。 哦，最得胜的生命的钥匙在于领悟、明白，同时要信靠、体会父神的爱。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是神的爱，你体会到吗？因为你可以看得到亚当，我们的老祖先哦，犯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他真的没有完全了解神对他的爱。他他明白神爱他，但是他没有一百八先明白说神是绝绝对对完完全全。 为他的最好的着想的是最爱他的，所以所以，如果我们对神的爱有一点怀疑的话，我们只是没说神只爱我们九十五八仙，不能怎么衡量了。不过大概假设说，神爱我们只九十五八仙而已。那么到或者是整是九十九八仙，有一八仙神不爱我们。像你是每次都要怀疑了，这一八仙呢，这五八仙呢，神爱我吗？神会看顾我吗？还是我要自己顾嘎己，给己顾给己哦，要自己照顾自己，自己维护自己。 对吗？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彻底的、完全信靠神的爱，我们还有这个怀疑在心上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怀疑用在各种事情上。我们每样碰到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就对神的爱起了怀疑：到底这个这个自信是在神的九十五八的爱里面呢，还是在那个五八的爱以外？我要自己看顾自己的。啊，魔鬼就是这样喽！魔鬼没有讲说神不爱他嘞，魔鬼讲是神爱你，但是呢哦，没有完完全全的爱你嘞。 哦，魔鬼一定要这样。徒弟他只一点怀疑，当然爱你，但是没有完全。所以在那个没有爱你的地方，你自己保重啊！你你你看，你你是这个国子啊，你神不要你这个国子的，不是神不爱你，是神不要你得到那个最好的。有爱你，有，他是没有完完全全的爱你，那么你就要自己自己自己出来咯，对吗？所以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要尽量不要你明白的话，你那么死。 对神的信靠，你了解到神的爱是否是完完全全的？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可以知道，都可以明白。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对我是不好的，是很坏的情况，但是你没有看得到背后神要你度过这个情况，是能够显现出神在你生命上的救恩，神在你生命上的祝福，神要你克服，带你度过，而且对你是有完完全全的一百八千的爱。这是今天要讲的啊。 啊，快讲完了，可以坐下来，我们可以回家了。啊所以，所以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我们读圣经最大的，我们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危险啊，是误解圣经啊，而不是说什么恐怖分子放炸弹了，还是还是其他的宗教啦，扩张的很大啦，你的教会的会员呢都跑掉了，信别的教了，还是什么？这个不不是最大的威胁，最大的威胁是我们自己误解圣经啊，因为你知道其其其他的呃这种呃。 异异派啦、极端啦，这些都是误解圣经。那么，我如果我们对圣经的误有误解的话，我们就被他的谎言捆绑。啊，就像说，如果我们觉得说神呃不是医治我们的神啊，神要我们通过要用病来呃呃要用病来教训我们的话啊，这样我们有这样的思想的话，我们可能就活在病中。我们有有病的话，我们不要去找医生啊。呃，因为是神的旨意，我在病中呃呃。 教训我了，这样你就活在困绑当中啊，啊，就活在痛苦当中。所以你如果倒转过来讲，如果你发现你现在的生命呢是困，有很多的困难，很或者好像你觉得很惨，没有祝福的话，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是出在你的信仰上，你对圣经是否有哪一方面的误解？当你圣呃，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晓得真理，晓得要晓得认识真理。 那么就能够得到自由，真理是在那边的，但是如果你不晓得、没有发觉它、没有应用在你的生命上，这样你还是活在谎言当中，还是受谎言的捆绑。所以今天要强调的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正确的解释、正确的明白这个经节到底是讲什么啊？那么解经的原则很多啊，那这样要要看背景、要看当地的的种种情况。那么最重要的，觉得最重要的呃。 这是要根据上下文的一贯意义来解释圣经，也就是说，我们是华文通常是倒转过来讲的，不要断章取义啊！如果你断章取义的话，你可以用这个经节来证明任何事情，来说任何事情。所以，这再次强调，注意，一定要，一定要注意，要词句在整个文脉中啊。 的关系啊，这个词汇放在这些经经节里面，它跟上面跟下面有什么关系？这个经节不可能脱离上一下的意义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笑话，我们这是笑话来的啦。不，能有些人讲这种这个笑话。这个笑话就讲说一个人，我们常常通常做基督徒，我们最就要做到的是说，不是我们不肯去听神的话，我们是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对我们最最大的困难是，怎么听到神的声音呢？你怎么听到？ 啊，所以一个人觉得说，怎么样知道明白神的旨意呢？他的方法是叫做 random search 啊，他讲你把圣经随便翻一面，那么手指一指啊，就指就看这个啊，这个是神的带领方法啊。他他的方法就这样，所以他他就他就一天打开圣经指一指哦，读一下去吊死，啊，是马太福音啊二十七章五节这边啊，他就讲说是真的吧？是叫我去吊死，还是讲别人？ 再看多一个经节，就再翻，然后再指。《路加福音》十章三十七节，耶稣说：“你去照样做吧，这样就没有怀疑了，对吗？”你去吊死，我这个是于吊死？你去，真的吗？真的这么？真的是叫的？可能是以后了吧？呃，再再看到一个经节，哈，再看到一个经节，再翻，再指。十三节三十 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节说：“你要做的，快去做吧，不要等了，赶快去吊死。”所以，如果你的你读经的方法是这样的话，断章取义、随便指、随便、随便就就来解释的话，你的生命是没有保证的嘞，是很危险的。但是我们通常没有这样这样差了，我们我们没有这样这样呃这样的呃的做法。不过我们。 通常常犯的毛病呢，不是就是单单强调一个经节的某一段、上段、半段、下半段，还是中间一段，然后就拿着这整个经节又讲了一大堆，啊，呃，道理。但是这个道理呢，讲来讲去都是断章取义啊。从一个这样，如果你断章取义，失去很大的这个呃这个含义，很大的不不不不能够完全明白这整个事情啊。就像你把大象看成一条绳子的，或者把大象看作一一片墙啊，就是就是。 没有完全的明白了啊！这样你你你，如果你整个生命呢是在建立在对一个事情的偏见的的解释的话，这样你的生命就是很受到很大的的的呃约束啊跟痛苦。所以，我们常见常常见的错误错误解经的错误是只讲一半。我们看一个例子哈，我们这个我们例子圣经讲说，你你当一个信徒一个得救了之后呢，你就。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呢，你就参入了这个属灵的征战，啊，有这个魔鬼一直要来绊绊倒你，一直要呃祭拜你，要是谁活在痛苦当中，所以教导的方法是什么？你要抵抵挡魔鬼哈，你要抵挡魔鬼，然后他就逃避你。OK，就是从这个呃雅各书四章七节下半节，那说抵挡魔鬼，魔鬼就逃避你。说我凭什么去抵挡？凭你自己的能力啊？很多人就讲我来抵挡喽。 啊，那么结果，如果你是凭你自己来抵挡的话，我们上次牧师也有讲过，说魔鬼有几千几几几几几十几几几千年的这个经验啊，你怎么跟他比？你要用你自己的智慧来跟他比的话，你一定给他绊倒的啊，一定给他引诱去的。但是如果你全你有看清楚的话，你你你你全上段你有看的话，你要你要看上段讲什么？是上经讲上段讲说，你应当顺服神。 然后才抵挡魔鬼，魔鬼就逃避你。所以你不要忽略上半段，上半段给你答案呢。你把这个答案你把它拿掉，那么来抵挡魔鬼，凭自己冲啊冲啊去打。苹果苹果，我我把卡回来对吗？但是怎么跟魔鬼打？答案在上段，你当胜负神。 你当属父神，但是他讲说你当应当的时候，上面有一些经节的，上面讲的讲讲了很多了，然后才说你应当怎么样对付上面这个，然后就得到结果。当当你怎样，所以你可以要看上文，上文也解释到呃，哦，这个是一个上面你可以看到中上面的讲说，你们中间有争执有打斗，是从哪里来？ 是从你肢体中好斗的私欲来啊，是你内心有这个欲望，不好的欲望，放纵贪欲，你得不到就杀人，你妒忌，结果一无所得就打斗争执。你们得不到，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但是动机不良，神不能够给你啊。你要才那个对一个人很生气，神啊，你把病加给那个人身上，给他病死啊！这种这种祷告，神能够能够成就吗？不能够嘛，对吧？啊。 动机不良，他把所得的花在自己的私欲上了。神，你给我打车、大洋房，我不用工作、中马票就好了啊！这一生一世就好了啊！淫乱的人啊，你们不知道以世俗为友，就以神为敌吗？所以以世俗为友的，就成了与神的仇敌。对，那么后来接下来才有这一个境界啊！你们应当是父神，所以是父神的目的就要你做什么？是要你战胜你的私欲。 战胜你世界对你的引诱，战胜这个引诱你的魔鬼。但是不是凭你去抵挡的？怎么样战胜魔鬼、抵挡魔鬼？顺服神，活在神当中。顺服是什么？是把自己一生的意志、一生的拥有的、一生的时间，完全跟放在神说：“神，你要怎么用，我顺服你。”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顺服一个主人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不会去。 听魔鬼的话，就不会受世俗的引诱。所以，战胜魔鬼的方法不在于跟魔鬼打打打，而是顺服神，跟神在一起，活在神的爱中，明白神所要我做的。从他的《经圣经》里面看得出来，从你的祷告或者跟神的交谈当中，花时间跟神在你在一起的时候，神就能够领，领导你，给你力量。 给你恩高，使你战胜这个魔鬼。当你跟神在一起追求神的时候，魔鬼都不敢动你。所以，一个女孩子，那个小女孩呢，就一个很好的新时代的解释圣经。她说，当魔鬼来敲你的门的时候，你的心门的时候，还是你的脑门的时候呢？你请耶稣基督去开门。 啊！秘诀在这里，请耶稣基督去开门。所以魔鬼去敲你的么？一看一下，哈！耶稣基督啊，就跑掉了，溜都溜溜，怕来不及了。所以战胜魔鬼的方法，不在于凭我们自己，乃是我们要跟神洁净，跟神在一起，明白神给我们的爱，明白神要我们所做的，从神那里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友谊，得到满足。这样的活在神的爱中，神的交流当的的团契当中。 自然就能够抵挡魔鬼啊！自然就是得胜的生命。另一个经节呢，我们常常也也也常引用了，我们就讲我们怎么样一个基督一个基督徒怎么得救呢？一个人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我们就有以佛首书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结作信心，不是出于自己。 而是神所赐的，是我们的得救，我们得的是个永生的生命，我们得到神的接纳，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赐给了我们。我们凭我们的信心，我们去接受。我们讲神，我相信你说说的话，我相信你圣经的话是真实的。我接受耶稣为我代罪而死，我要成为你的孩子，完全是凭神恩典，神赐耶稣给我们，为我们死，我们借着信心来接受。 我们就得得救了，不是出于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个讲到最后，我们就不凭我们的行为了，并不不凭我们自己去做，呃，去得意，去称意啊，去做善事称意。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我什么都不要做好了啊，没有，因为如果你做的话呢，就是自自夸了。 所以保罗也在那个写的时候就看到我们这点，他不要我们误会说得救之后就什么都不要做最好，因为任何做的东西都是自己好像自己骄傲的自工。不是保罗说我们原是原来呢，原是就是原来神创造我们的本意。神为什么创造我们，就是原是神所做的做什么，在基督里创造的是为我们行各一个样的善事。 神造我们来做什么？来行各样的善事，是神预先安排的。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得到，神预先我们做两件事情：第一，要我们得救；第二，要我们行善事。不是叫我们不要做任何事情。所以得救的目的何在？得救的目的就是要完成神原来创造我们行善事那个目的，因为我们。 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人违背了神，脱离了神原来的计划，是我们本来应当做善事、应当成为得胜的人，做不到了，犯了罪。现在神把耶稣给我们，要我们拯救了我们，脱离我们，把我们的罪赦免了，来做什么的？使到我们能够回去神原来创造我们的岗位上。神拯救我们做什么？是要使我们能够行善事。 我们，呃，我们整神创造我们的是这在这个神的这个大计划里面呢，个个大图画里面，神美好的图画里面，有一个位置，一个图像是为你做的啊。当你去接受神的旨意，你去填满这个图样，整幅图画就变成美起来了啊。如果你不肯，你离去你的岗位。 那么神的整个图画，整个给人类的整个图画，就有一个空洞。为什么一个空洞？因为那个空洞是本来创造你，要你去填填满的。但是如果你离去，神神不要填满这个空洞，整个图画就变坏去了。所以神要我们做什么？就是本来就一个善事，神创我们一个目标，有一个美好的旨意给你，是要你一个得胜。 一个以影响力、一个祝福的生命啊。同样的，我们这个大毒啊，里，我们用到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来。如果你觉得这个教会是一个很不理想的教会，这是一个嗯没有爱心的教会，这个很乱的教会，这个是啊，为什么教会会这样？首先呢，教这个教会的图画为什么不美呢？就是因为有很多人没有发觉，他们在这个教会的岗位，如果发觉了。 可能还没有好好的去服侍啊，去站在这个岗位上来服侍。所以，因为我们不肯站在神给我们的岗位上，我们要自己创造自己的世界，或者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就是不肯去做。像这个整个教会就是不好的教会喽。如果你说这个教会不好呢？问题何在？问题就是因为。 可能出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没有去发掘我们的岗位，我们发掘了，我们不肯花时间，不肯出来服侍，站好这个岗位，没有行善功，对吗？所以，我们知道这里告诉我们有行为有两种，两种行为，一个是不是要来称义的行为，不是要凭我自己，我做善事，神你要的救我，因为我是好人，好，但是神要我们，神救我们成为好人，直到我们有好人的。 结果会好人会做的善事，所以行为不是得救的要求，啊，你不需要说做好事才能够得救，只是要接受耶稣就能够得救。但是好的行为必须是你得救的凭据。如果你一个人说，我得我我信主，我得救了，但是外边外面的行为别人看都不对嘞，天天迟到早退，做东西懒散，呃，做的马马虎虎的。 就讲你这个是得救了吧，对吗？我外面的人会看你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啊？你讲你的神是这么样这么样好？我在你身上看不到你的神有多好嘞，对不对？啊，所以当当，所以我们讲你的行为虽然不是得救的需要，但你的行为必须是表现出你得救的结果。那么，都你内心讲你得救，神拯救了你，你有喜乐，中要要从脸上可以看出来的。 如果你讲得救，我有喜乐，但是你愁眉苦脸个样子，常常或者很凶的样子，这这个有得救吗？你是否活在喜乐当中啊？你讲你神给你喜乐，像你的喜乐何在啊？所以我们我们要看事情解释圣经的话，我们要全面的来看，要全面的了解啊。第第一个经节呢，我们常常也也听到的是说呀，你要跟从耶稣，要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耶稣啊！我们可以引用一个很简单的经节啊，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讲说，啊，马太福音四章是耶稣对他们说，对彼得门些门徒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做的人的渔夫。这里呢，对我来看呢，这个是如果你全个经节看了，不要单单来看说跟从我，跟从我，跟从你来做什么？我很辛苦的跟从跟从耶稣，天天拒绝自己受苦哇，这种生活怎么过的？ 啊，你要看作这个金节不是这样的，整个金节是有目的的。你要看整个金节说你来跟从我，这个是方法，对吗？你要你倒转过来看啊，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做得人的渔夫。那个时候打鱼的职业呢，是一个好的职业，是一个人家追求的职业啊。就好像现在讲说，你是呃，现在要最好的职业是什么？ 啊，一个时期是医生啊、律师啦，然后一个时期现在是一个时期是做电脑的啦，好像做谷歌啊，这样呃谷歌啊啊做谷歌，呃呃或微软啊，或者你说新的一代要做什么 biotech 啊啊 biotech 叫什么生物科技啊还是什么这样的东西啊这样的工这样的啊这里这里的意思不是叫你做渔夫嘞，这里是要你要你影响人啊。实际上什么叫做领袖？ 领袖不是讲你你你你你你的呃有你的呃属下有多少个？真正的领袖是说你有没有影响别人？你能够有影响人的话，你就是一个领袖。领袖就是那个影响人的人啊。你一个大的领袖就影响多人，一个小的领袖是影响少人。没有影响人的人不叫做领袖。 但是神要你做什么？神要你为什么你要跟从神？神要你做得人的一副，就是让你做一个领袖，影响他人，得很多人就也是想影响很多人。神要耶稣要你跟从他的目的何在？使你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一个有作为、有影响人、国家、社会的人。 如果你要成为这样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哦，无论是在事业上、在社群、在各方面上，如果你要成为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人，你要做什么？你要跟从耶稣。为什么一个软弱的人，你自己认为怎么这么差，没有读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呢？因为当你跟从耶稣的话，耶稣说：“我要使你们，我要使你们，随使你们，随使我们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耶稣基督，你看奇妙在这里。耶稣说：“我要使你们的，不是说你跟着我的方法，一二三，你就成为一个伟大的人。”通常我们做这种孔烧灯哦，我们就跟他讲：“你照我叫你的，一二三四，你就得到结果喽。”这是孔烧灯哈。但是耶稣说：“你照我的方法做，我给你能力，你就成为。”所以不单单方法，还有神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才成为有能力的人、有影响力的人。 所以你看，如果你单单只断章取拿做这个经节，跟从耶稣，跟从耶稣，哇，这样很惨的。怎么跟从法？但是你要完全的明白，说跟从是有目的的。神要你跟从他，是要你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同时也要给你能力。但是如果你不跟从他，你就成为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人。很简单嘛，对吧？你要成为伟大的人，请你跟从耶稣。 但是也不能够完全凭你的能力，而是从耶稣那里吸取能力。神给你智慧，神给你能力，啊，神给你的一切，使你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就说你使你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因为如果你照做神的方法，照做他给你的力量的话，你影响的人就是死神的荣耀，把许多人吸引归向耶稣基督。很多人都要要学习嘛，如说你买书的时候买怎么成为百万富翁。 所以你看作者，作者是不是百万富翁？不是，丢掉。啊，所以所以你要说 Jack w e l l 写的书有人看，啊，谷歌作者写的书有人看，呃呃，Bill Gates 写的书有人看，我写的书有没有人看？没有，啊，你你要看什么？啊，你看你看，所以所以呃，耶稣教你做什么？就是说，当你是一个影响力的人，当你说，当如果你说了像这个，如果比尔盖茨站在这里说，上次也跟人家讲过了，我是信主耶稣基督的。 主耶稣基督叫我跟从他，我做的这个公司是荣耀神。人家说，人家都说，我我我我来学，我来学啊啊！所以，当神要你祝，神要大大的祝福你，成立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这也是神的荣耀。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当你在神里面过得最喜乐的时刻，也就是你最荣耀神的时刻。当里面充满喜乐的时候，你的喜乐会从从你的嘴、你的行动、你各方面的的的环的的东西的显露出来。 啊，我们每个人有一个一个一个能力的。有些人你看，如果他们上次一个人跟我分享说，如果你看一个呃李爸爸的叫什么，那李光耀啊呃叫做什么了？现在护政资政更高叫什么？不是资政有更高的叫做呃啊不了，你懂啊？他来的时候，你看你你你你不觉得说哦，这个人有一个风啊，有一种风啊，呃一个。 presence 一个一个 status 啊，不同的啊，一个人进来你平常他对你一个不同的影响力。那我们是如果成为这个当一个人进来，我们会感受得到一个呃，你神的存在的荣耀。神你你你讲话人家会听，会感动到你喜乐同在。加上你们大家都听到了 Catherine c o o p e n 啊，Catherine c o o p e n 是一个美国的六六七十年代啊七十年代很有呃奇迹布道会的的的女布道师。 那些非基督徒的的的的这个呃 TV 啊，那个的，他们去访问他的时候，这个是不信主的人，他跟他谈啊，他会感受得到他的爱，他他行，所以他跟他讲，我非常感谢你，然后他们会受到他的影响的。哦，有一个有一个神与你同在的影响力，直到人家跟你接触他会感受到你的喜乐，给他的爱，跟你接一起，哇，很舒服，啊，很很高兴能够跟你在一起。 能够在你这里，每次跟你离开你的时候，内心满足啊！在那当门徒离开耶稣的时候，哎，当我们开始，我们内心不是很火热的吗？我们这种温暖的、很好的，一个人如果跟你在一起的话，有没有感受得到这种美好的、温暖的的感觉呢？还是碰到你的时候，哎呀，赶快离开啊！里面煞气很重啊，怒气很高啊，还是什么？那个啊，这样就就是要要要这样子，这个能力，这样的影响力啊！所以我们回来看。 如果我们要看好好的看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的经节，到底怎么样解释的话，我们要看上文，看下文。所以，我们先看了这个很长的经节，呃，也不难呐。啊，你看这五章十一节说论到这些事，我们有很多话要说。这些事什么事？如果你再看上面的话，是讲到耶稣这个伟大的祭司，啊，耶稣这个伟大的祭司。我有很多，但是。 很难理，解，很难解释，因为你们已经迟钝了，听不进去了。你们本到这时候，你们应当做老师了，可是你们还需要有人再把神的道理初步的教导你们。你们只，你们成的只吃奶而不能吃干粮的人啊，啊，吃奶当然不是总说不吃奶，婴孩叫吃奶啊啊，但是总不可以成长了大人还喝奶啊。 呃，只喝奶啦，大人当然也要喝奶，但是单单靠奶而活的话，像这个大人还是一个大 baby 啊。凡是吃奶的还是婴孩，对公益的道理没有经历，怎么样看得出？因为只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表示什么？他们的官人因为操念纯熟，就能分辨是非了。所以一个成长的人很容易就会明白。 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不会糊理糊途。这个讲这个跟这个，明天那个听跟那个，那么这个讲这个跟那个，那么一直跟来跟去，跟来跟去，从这个价位跑那个价位，那个跑这个价位，别别别，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叫做一因还。啊，但是一个成熟的人能够辨别什么是真的道，什么是虚假的道啊，能够在他的生命上他是平稳的哈。你可以讲这个人是有原则的人。所以这个这个这些经典。 这一段教导我们什么？我们不要留在 baby 这个阶段，我们要成长、长大成人啊。然后作者在六章一一节三到三节呢，又讲什么呢？所以呢，我们应该离开基督初步的道理。他也讲明了初步道理是什么？初步道理就是努要努力努力进到成熟的地步，不要再懊悔死刑，信靠神啊！这是一个。 啊，我们要怎么样得救？我们认罪悔改，信神啊，靠神，信靠神，洗礼，我们信了主，我们洗礼接受洗礼，做一个跟大家的见证，说我现在是属于耶稣的哈，你们不要叫我去做那些其他的事，了，我不属于那一类的了哈，我现在是属于耶稣了。死人，人死后会复活，这是基本的道理，我们所信仰的。永恒的审判，一个人死了之后，死后有审判。 这些教训呢，在里我们就不用讲这个些了。这个我们是基本的教理，你们都信了主，都明白这些道理了。哦，我们如果神应许，我们就这样做。做什么？就是离开基督初步的道理，进到成熟的地步。啊，然后呢，他就讲到这里了。这是我们要讲的。因为那些曾经蒙了关照，尝过属天的恩赐的滋味，与圣灵有份。 并且尝过于啊审美上的道和来世权势的人啊，如果这些人啊我们要离开这个。但是如果有这些人偏离了正道，就不可能再使他们重新悔改了，因为他们亲自把神的儿子在钉十字架上公然羞辱他。哦，这里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讲？ 如果你照这个意思讲，你好像是说，一个人如果离去了哈，一个人如果离去了正道，就永远失去了啊，因为他把耶稣钉死，再次把耶稣钉死了啊。这个如果是这个世界，刚才我们跟你讲说，这个这个不太对了啊。等一下我们讲为什么？这里第七节讲到，这就像一块地吸了吸收了常常下在它上面的雨水，如果长出。 对种植的人有用的蔬菜，就从神那里得祝福哈。一个美好的田地，你你有美好的土壤啊，肥料都有，那么加水，那么那么长出来是什么？如果是蔬菜果子啊，就有祝福；如果长出来的都是荆棘、荆棘啦、蒺藜啊，这些都会被废去。因为如果你长出来的结果都是野草，那么就没有用的，没有果子，这种就会收割起来就被烧掉了。 不过，亲爱的弟兄们啊，我们虽然这样说，但对你们，但你对于你们，我却深信你们有更好的表现，借据是得救。因为神并不是不公义的，一次忘记了你们的工作和你们为他的您所表现的爱心，就是你们以前服侍圣徒，现在还是服侍着他们。这里告诉我们，这里讲什么？这里讲说，如果你种下去的果子， 结果怎么样，好还是坏？这里讲到说，我们相信你们是好的，啊，而且神不会忘记你的善行，你所在为神所做的任何事情，神都会记得的。而且呢，我愿你们个人都表现同样的热忱，一直到底，使你们的盼望可以得到完全的实现。不要懒惰，却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的人，接受应许啊，接受应许的人。所以我们先看了，如果你看了。 所以刚才又讲到说，我们要用这个这个这个呃很多解释的精节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啊啊，先讲目，为什么讲拿拿这个争论性的经界来讲？因为一个人的的成的思想的成熟成功啊，完全是在这个人的这个思想有多多好了。就像说我们上次我们我们好像说，如果我们看。 这个得这个诺贝尔奖学金的人哦，如果我们去查他们的底是哪一族类的，我们发现说华族类的是有三个人哦，呃，杨振宁啊、李政道啦，还有李远哲啦，还是什么啦，这样的几个啦，啊这些，而且他们他们他们都是在美国的时候得得诺贝尔奖的，那么得诺贝尔奖的。 犹太，不论是美国人、英国人还是苏联人吗？你追根究底，他是哪里来的啊？就好像说我们是新加坡的华人，我们有新加坡的马来人，我们有新加坡的印度人啊。那么你这个、这个、这、这出来的，你会发现说，一百五十多个诺贝尔得奖的都是追、追、追根究底的话，是不是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能够培养出这么样厉害的思想家呢？啊，像这种诺贝尔得奖的人呢？为什么华人人数比犹太人多？ 却没有照比例呢？应当比犹太人多吗？但是没有呢，为什么？我要回去想说，我们的教育方法可能出了问题。华人教导孩子怎么教？华人教导孩子说：“你死背书，不要发问，不要讲话，还好孩子不说话，你静静听爸爸说就对了，听听静听你父母讲话就对了，啊，不用思考的。” 听，服从，服从啊，没有。希伯来人哦，犹太人怎么叫他们的孩子？他叫他们孩子好思考，请你发问，你要问，你要明白，你才可以。所以。 他们的教导方法是：你要如何思考？而且教导他们说，如果你要研究某样事情的话，你要从多方面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如果一个问题的立场很多，你要明白各种学说的立场，明白了，然后明白的每个学说的的思考的的说说法在哪里，哪些对，哪些不对，然后你自己综合起来，建立你自己的思考。 他们的教导的方法是说，不要人家跟你说“义”是“义”，为什么他说“义”，是不是“义”，要问这个先问，而不是说：“哎，呃，你听啊，那个那天呢，那利用讲坏话，啊，比喻啊，比喻啊，利用不讲坏话的哈。”我们听到了一个人来跟我讲的话，我们就样怀疑：你真的有这回事吗？第一、第二，他有说这样的话吗？你自己想一想，可能吗？我认识的利用不会讲这样的话，你讲到了那这样的话，你听错的啦，不叫做利用啦，立马啦。 还是什么啦？或者还是你自己捏造的也不懂啊？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思考能力，而不是说一定要设上利用很坏哦，找去骂利用、牧师利用很坏啊！你我们注意吗？我们的华人是不是讲也都很？他们讲出的都很轻的，听到什么是信什么的，把十多年、二十几十年的对朋友的那种、那种信靠关系都放在一边，跟一个人讲莫名其妙的话就相信了，没有思考的能力，没有好的去思考。 就很容易发生很多误会。那我这样找我找一个一个魔鬼，就这样找一个人随便讲话，那么你又听错了，本来是讲一的，你听错三了，信了听个三就讲讲讲讲讲，听五六七八，然后就大家吵到十七、十二、十、三了啊。所以，所以要这样讲，就是让大家明白说，不要听车的，为什么他这样的见解有什么好处在哪里？我们可以综合起来，我们再看他讲的对不对？为什么不对？为什么对？ 我们要自己好好的思考，我们对每一样事情都要好好的思考。先发问，你讲的有没有根据？你的根据是否是有怀疑的地方？我们叫我们人不可以说随随便便就这样相信。所以，我们讲我们为什么你信耶稣？我有跟你讲，我跟你讲很多的理由。你要听的话，我可以跟你讲整天的，从各方面的来来讲。来更明指说，我们信的是真实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活着的，是有拯救我们的，能够医治我们的。这些我们都可以跟你讲的，会以讲的天，是有凭有据的来相信。 而不是一个迷信啊，所以这里讲这么多，就是让你成长。就说你你我们所做的那个立场，都是好好你自己亲身考虑过的，你你明白清楚，你为什么这样的相信，这样就不容易被人家拖到别的地方去，跟人家被人家容易误导了这些啊。因为你坚信的信仰，你就活在得胜的生命当中。所以有这个这个这个讲这个这个立场呢，就好像有两种呃，这个教会里面就就就有两个主要的立场。 一个是说，呃，永远得救啊，有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现在不是跟你讲的明白是要你思考啊，但是你你的立场，我你可以自己做确定啊，呃，凭什么凭正式的解释经的方法，那么你自己能够肯定你的信仰是有凭有据的，是有赫夫逻辑的哈。那么永恒永恒机关的人碰到碰到这样的经节就就就糟了。那这里看起来如果是。 如果他的解释是对的哈的话，我们那么不是会失去救恩吗？所以，他就要他们就认为说，这个犹大书当然是写给犹太人的啦，不能叫做犹，不能叫做犹呃西，西伯来书是写给西伯来的，就是犹太人啊。西伯来书当然写犹太人，当然不是写给你的，所以你你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西呃西伯来人？ 啊，不是，不是，没关系啊。你你是，只要你不是希伯来人的话，你得救是永远得救。你是希伯来人，你信了主，可能还没有完全得救，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他们讲说？第一个是呃，不是犹太人，是写给犹太人的啊。另一个讲说啊，犹太人啊，但是也是信徒了，但是是犹太信徒。你不是犹太信徒，所以跟你没关系。所以你的得救是永恒的啊。犹太信徒可能不永恒。 有些人讲到说，这个他们会失去到救恩呢，是因为他是名义上的哈，他是他是口里承认，内心没有真正的相信神的。那么有些是这个，这个是一个假设而已啦，不是没有发生的，是说这个比喻跟你讲说，有可能这样的事情，但是不是实际的哈。那么有些人说，对人来讲人可以离开，但是对神来说你不能，神能够保保保保佑你的啊。那有些人也说的，这个讲的不是在救恩，这个讲的你要看清楚，这个是在讲成长。 那么有一个另一派呢，这个阿米列派，阿米列派的人就讲说，一个人得救了之后呢，如果你要你要保持要靠好的行为才能够保持你的救恩，如果你没有好行为的话，你犯罪的话，当你犯罪的话，你就失去了救恩，你要悔改，然后才得回救恩，要犯了罪又失去救恩，又再悔改，然后就得救啊，这样上上下下的哈。每次犯罪就要悔改得救，啊。 但是这个跟刚才金杰洛你这样的立场解释也是不大对，因为刚才金讲师讲说，只要一离开就没得回头了吗？你怎么可以又离开又回来，一离开又回来，又离开又回来，就没有这样，有点不对啊。那么有些人讲哇，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惨哦啊，像这他们讲说，应该是指成熟的基督徒了。如果你是一个是一个 baby 基督徒，这样你不可能犯这个没有回头的罪了啊。那当然答案是说，如果你担心呢，你就不是了哈。嗯 那么以那么一些人研究了周后的时候，我应当有第三个立场。第三个立场，这这个这个讲耶稣认为说啊，我们不可能因罪而失去救恩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罪的审罚、罪的处罚呢，都是钉死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是。 呃付上了我们所所犯的罪的代价。耶稣两千年死的时候，我们是还没出生。我们耶稣为我们洗的罪是我们以前的罪。如果从耶稣的观点来看呢，我们的罪是我们的以前的罪、现在的罪、以后的罪，完全都已经神已经偿还了，因为是基督被钉死十字架了，偿还了。但是我们还可以，可能我们还可以会失去救恩啊。这个作者认为说，我们会失去救恩，不是因为我们有罪，因为罪是没有主主耶稣已经承担了那个什么，而是说，如果我们我们神会。 照我们的自由选择的能力，神不会违背你的自由选择的能力的。不管怎么样，神会保持你的自由选择的能力。如果你如果你一个人一次犯罪一次犯罪不肯悔改的话，罪会使你的心坚硬起来，对吧？那么你一次犯罪，人家讲说你不对，能是讲，不不不管，呃呃呃，耶稣得救是我没有罪啊，就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的，这这。 坚持一直犯罪下去的话，这样持久了，你的心硬了，你可能会说，有一天会离开，啊，就做了决定说，我不要神了啊。那么你这样的话，神就会会照你的意思说，你要离开他，他也离，他就离开你的话，你意思啊。那这这个是讲的不同的说法了，你会听到这样的说法。但是我回来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说，我们不要让你的立场来，你看这些这些很多时候是他们用太平显有一个立场了。 然后照着他们自己的立场来解释圣经，是否这个圣经能够支持他的立场？啊，我们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偏见，说我一个立场，然后来看圣经，然后看的圣经我就是属于我的立场。啊，我们应当说，啊，坦白的啊，照做一个正确的方法，然后来看这个圣经跟我讲些什么。啊，这样就不容易误导了，并且立场很多，呃，各种极端有更多的立场。所以我们要看的立场，第一，我们要看上下文。我们刚才读了很多，我们要看上下文。 第二个立场，我们要看的是原文讲什么，因为你知道很多圣经，圣经是原文旧约圣经大部分是呃希伯来文写的，新约圣经大部分是呃呃希腊文写写的。当我们把它翻译成英文，我们翻译成华文的时候呢，没有字跟字不能完全翻译的，我们每次要加加一些词汇，使到整个句子会比较有意思，对吗？所以当我们一一脱离这个原文。 翻译的时候，每章翻译的时候，我们就把可能很有可能，我们把在翻译当中呢，我们加上了一些词汇误导我们啊，这样怎么样？我们不会被误导呢？唯一的方法呢，就也是回去上下文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刚才读了很多，我们看五章十一节十到十四节讲什么？我们本应该是教师，却还是留在婴孩啊？因为当教师做目的是我们要要你成长起来，呃，所以。 六章一节就很就就就很就很到了。我们不要再讲这些基本的道理，你不已经明白了？我们要这里带领你更高，我们要要你成熟起来，啊，成长起来。那么第四呢，呃，就这什么？我们暂时不要问了。我们暂时不要，我们就暂时啊放一个空格。你填这个要说什么？因为这个是你要争论的问题了。大家对上面这下面呢，大家没有争论的，每个人的翻译都差不多一样的。争论问题是这边，啊。 第七、第八节讲是什么？第七、第八节讲说你讲什么样的国耻，要审判你这个国耻嘛？你的国耻是什么？这样，如果你这样讲讲的话呢？为什说没有答案呢 OK，这个没有答案。这样答案是什么？选择题 A，这个是讲救恩呢？B，这个讲成长。你的答案是什么？你觉得这个空格这边是讲说，不要停留在婴孩的阶段，请你成长起来。 这里讲说你的结果是什么？这边是讲什么？成长对不对？这个不可能再讲救恩的，所以这个不是在跟你讲，你失去不失去救的问题，这个是在讲你成长了没有？神，你的救恩，神拯救了你，你都明白这些基本道理，你明白了这些基本道理，结果怎么样？你你在基督耶稣基督为你的拯救的基础上建立了什么？你生出怎么样的果子出来，对吗？这些讲的是这这些。 这个这个这个，这应当跟你讲你的成长的秘诀。成长的秘诀在哪里？是在这里。所以这很重要的一个一个很重要的精节呢，被人误解的话，反而使你说你可能失去巨问。这个不在讲巨问，这个在讲说你要怎么样成长？成长的秘诀在此。OK，那么我们从另一个观点来看呢，我们可以从观点来看是看原文，原文说什么啊？这个是，你看了这个这个。 如果你买这样的圣经哦，这个圣经里面有这种啊，跟你讲说这个是加进去的这些，这个是五三零哦，是原文啊希伯来呃这个是希腊文五三零一个词汇，它可以找一个原来希腊字啊这些数目字你看到是是原文的，如果底下没有 A B C 的话是自己加的，为了要使你明白啊，所以你可以看呢。 这里讲“弱势呢，在原文都没有“弱势，只是说你信主了主的人之后呢，如你犯罪之后要怎么办啊？离去正道是一个词汇，不能是一个词汇，啊，重新是一个词汇，懊悔是一个词汇，他们是一个原文没有，因为没有你这个把，只有特上文言文这样了。你读的时候是这样：离去道理不能重新懊悔，他们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 明明羞辱他，明明羞辱他是一个词汇的，在原文的希腊文，那么你就自己加咯，加加起来，然后呃，变成一个意思啊。好像文言文我们都要白话文的解释嘛。但是你知道，你哪一个《论语》呢？你可以从不同人的解释，知道吗？从一个《论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看你看哪一个三人。其实上则就是用一个任何人，这就有到朱熹解释什么什么什么解释，就是啊，是这样这样的问题啊。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是因为呢，因为没有在，因为是你加进去的。所以，所以你不能，这两个不能什么？什么是不能？不能重新号为呢？还是不能重钉耶稣十字架？这个人自己已经决定了，不能重新号为，是因为你重钉耶稣十字架。我我们认为说原文应当呃，如果你照原文解释，照照那个呃。 整个呃上下文的意思来解释，这个应当是解释成为不能再钉十字架来使你重新懊悔啊啊！这个听不清楚，等下再来看这个啊。六章一到三四讲不必再立根基，根基是什么？救恩的根基，洗礼，呃，心性得救，洗礼有审判，死后有审判，这些根基基本的，我们不要再讲了。 我们第四到第六节是说不能再立根基，这个根基什么？耶稣为我们带罪而死嘛，这整个整个根基是耶稣为我们带罪而死。不能为什么？呃，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一次，就是一次就够了，是满足了一切。耶稣说已已经完成了，什么完成？人的拯救工作，人的赎罪工作，已经在耶稣完成。耶稣已经完成了，怎么还可以再？ 怎么还可以再来再来把它钉死呢？啊，不可能的。所以一个信徒在什么地方跌倒啊，就在什么地方站起来，不能重新懊悔，再次钉耶稣十字架上。啊，如果你跌了一跤，就要回头再就要回头去再立根基，那是做不到的哈。你不会捉到啊！叫上说一个人啊，像不能跌了几次根基。如果你犯罪的话，你需要做什么？你需要再重新。 呃，信耶稣得救吗？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如果他犯了罪，是否回去要去重生多一次？不不不不必啊，不可能啊，不可能再钉死耶稣多一次。只要一次，只要得救一次好。那么你犯了罪，应当做什么？回去耶稣那边跟耶稣悔改，从神那里呃得力量啊。正如一个人不能够因他几十年做人做的不好而叫他。 而叫他的父母再生他一样了，好像说尼哥底母这样回到母亲那边再生了一次，因为这一次生的好像不大好了。耶稣你拯救啊，那么救的还会，你本来是救我了，怎么又又又还会犯罪了？你你救的不够，再救多一次，哦，这是不可能的事啊！不是讲说你不你你你犯了罪就不可能悔改了，不是这个意思，是不可能，呃，再钉死耶稣再钉死，你这个不可能也不必了啊，所以。 第第七到第八节也不可以去做不好的事，因为这讲的都是罪的事情。罪应做耶稣基督的事，被洗清了。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洗清了新的组织，我们不会犯罪。但是，当我们洗了新的犯了罪之后，我们不能够再钉死耶稣再多一次，也是不必的，因为耶稣的拯救是一次就完全的。我们要回做到的是什么？我回去神那里，到。 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回到神的宝座前，恩典的宝座前，从那里得到我们的赦免，得到神的怜悯，得到赦免，再从那里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能力，来帮助我们现今的需要。所以，当我们信了主，我们跌倒了，犯了罪的时候，我们不用，不可以。 再去钉死耶稣，不要，不用，不可以再去重新得救，而是只要回到神那里重新得，跟神重新恢复好的关系。第七、第八节就说不可行不好的事，因为是罪的事情。进了主，你还去做不好的事情，就有审判哦。好，OK。所以我们讲意志三戒，我们讲不必四到六讲不能七到八讲不可。意思是说一次。 不，一直一直滑倒啊，不可以犯罪，好像神的儿，好像在重钉十字架这样。OK，我们再看多一个章节啊。所以说不能够再立根基呢，因为耶稣大祭司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第九节都是讲耶稣是那个大祭司。耶稣不是那个人的亚伦的这个祭司，每年都要献羊献牛，重新赎罪。 耶稣第一次就做完了，不用每次啊。这个是他们的古老思想，希伯来人那个时候他的写给那个犹太人的，他的背景还是说亚伦那种祭司，还是每年都要来献心、献羊、献牛来悔改，不是耶稣一次做完了，不叫他们不要回去，每年再去重新献牛、献羊这些。耶稣已经完成了我们一切应做的、得意的工作，我们自己不用再。 画蛇添足啊！不用再去加，人家画了《蒙娜丽莎》，你跟他画两个胡须，怎么说不美？画胡须更美啊！这个是与我们的现在的想法是这样的。耶稣做的不够，我要帮耶稣啊！哦，九节也是啊，这是到永远的救赎，十节已经成圣了，一次就成圣了。所以这个要我们讲说，要我们。 强调的不要我们去怀疑我们的救恩，不要再去怀疑说耶稣有没有给我能力，耶稣是否没有完全的拯救了我，耶耶稣是否给我所有的能力有没有？现在是讲说已经做完了，你要成长起来。所以今天你要总一个大问题是什么？这个最大的问题是说，在耶稣为你得到的这个基础上，你这个得救的基础上，神赦免你的罪，神恩典你，你成为神的。 儿儿女了，一切是更新的，完全是新的。的结果，在这个基础上，你建立些什么？神给我们的这个美好的基础，拯救了我们，进入他的国度，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结果呢？我们现在在做些什么？我们在耶稣给我们的得救的基础上，建立了什么？有些人在这个土壤上，啊，建了。 稻草建的木材啊，建的这个木做的屋子，有些人建的却是用黄金、用银、用钻石来去建的。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我们的功绩在这个基础上、耶稣基础上所建设的这些，神都会来审判，都会用火来烧一烧。凡是烧掉的，你就损失了；但是你的根基还在，只是烧到全部都没有了。嘿。 有些是用金、用银、用宝石的。耶稣的火一烧的话，还留住这些人的功绩，神会奖赏，因为是留住的。所以神拯救我们，要记得，神拯救我们，并不是说单单拯救我们不用去地狱。刚才讲过，神原意是我们行善行，我们神进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目标，要使我们成为那个美好的目标。 第一步要做到的，就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第二步要做到的是，把我们带回到原来他创立、我们建呃的创造我们所要完成的那一个岗位。拯救只是第一步，他讲你们不要停留在这一步里面去争吵，你得救还是没得救？天天在那边打转，犯罪悔改，犯罪悔改，哎，s sorry，o r r y 你可以脱离你的罪吗？你靠我的能力，靠活在神的爱中，靠做神的能力。 成为有影响的人，去成为神原来创造你的善行，你的功绩在哪里？请你成长起来，不要浪费你这一生。神这样的今天拯救了你，你在这个神的基础上建立些什么？以后你拿什么去呈现给神？稻草、黄金、钻石，火烧不掉的东西呢？ 还是你的自傲，你的种种的虚伪的事情，需要稻草、木材一烧就完了。所以今天要讲的是，是这个整个经济要讲的是说，我们不要在罪里面打转了，我们要成长起来，神给我们美好的根基，要跟神在一起。如果我们犯了罪，怎么办？回到这个，从哪里地到哪里起来？回到希伯来书三十六节再次强调，耶稣，我们敞开了神的宝座。 恩典的宝座，使到我们随时可以大胆的，随时大胆的进去犯了罪，不用紧进去跟神讲，神啊，我犯了罪，这个问题，我感谢你原谅了我，我从你那里祈求你给我自我能力， <laughs> 相信你自我能力来战胜我这些种种的坏习惯。呃，但是我们别不要在坏的这个当中，我们应当跟他说，我们到是真的保去说，神啊，我的下一步是什么？ 是在最挣扎的，我们要在一步在哪里需要成长？有谁的哪一个生命，你把他放交给了我，要我去带领他的，要我去帮助他的，使他能够成长起来。因为你看等下的金节，要有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都有这样的责任啊。在这个犹，你不要以为我这个翻译是我自己造制造出来的哈。在这个这个希伯来，一个希伯来人啊，一个希伯来的这个这个、犹太人啊。 他自己就看犹太他的原文的希伯来文跟原来的希腊文，他在写成英文给那些懂英文的犹太人看的，因为圣经原本是从犹太人来的嘛，所以他们来来解释可能就比较清楚。你看他怎么解？他这个，这华文志讲说，一个信徒然后跌倒离开，只要他们只要他们继续盯死神的儿子，当众侮辱他，他们就不能得更新，而离开他们的罪。 这完全不同的，你不可以，你不可以，这个好像说你一个人是，呃，呃，滥用神的给他的得救，这个是不是真的得救人？这个是用用这个神的得救来做一个一个准证啊，犯罪的准证。每次犯了罪就拿耶稣来洗，后犯了罪的耶稣，这个人到底是真的？耶稣来洗你的罪是不要你犯罪，而是而是你每次犯了罪就拿耶稣来洗，这是这个是这个是滥用神给你的恩典的哈。 所以，所以两种说法、两种想法都有错误的哈。第一个是认为得救以后犯了罪就不能得救，这个是阿米涅人的的说法，这个是不对的哈。呃，另一个人说，以为得了救以后就可以犯什么罪都可以，都还可以得救，这个是这个是真的没有得救的人了。这个是这个是滥用呃呃神给他们的救恩了，是根本就不明白救恩是什么。救恩是你救你脱离罪，而不是说救恩是要你留在罪中里面继续的继续的有罪。那么，那么。 笑话啊，呃，所以我们一面快乐，一面受警觉；一方面我们得救是稳的，一方面呢，我们做得不好会受刑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明白说，如果你把一个人分为灵魂体的话，你说你的灵是重重新是重新的生出来的哈，是活的。你的你你得救了之后，你的思想还是一样的，对吗？你的身体还是一样的。这个是要这个拯救是一个过程，一个开始，灵魂得救，灵得救。 思想和你的魂要做什么？依照圣经的教导来更改。你要 renew your mind。然后马马书十二章一节讲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成活祭。我们信了主之后，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洗脑，洗什么？用圣经来洗我们的脑。第三，要把身体献上。 线上做什么？听神的话，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而不要线上给罪，让罪奴隶，让魔鬼奴隶去做罪的事情。啊，所以，所以你要明白，所以现在我要强调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你的灵已经得救了，你要做什么？在耶稣拯救你这个立场上，你应当做什么？啊，所以这个是答案。啊，这个就就不讲了。所以我们今天总结就是这样。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第一点，我们。 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断章取义，我们要看上下文，才能够得到正确的解释。在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有争论性的希伯来书四章六节的话，不是讲我们会失去救恩，而是讲说我们不要在救恩这个地步里面一直在挣扎了。我们应当成长起来，我们要在这个耶稣所建立上的这个基础上，要建立起什么？用金、用银、用钻石。 的材料来去建这个美好的善行，不会怕火被烧掉的。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神拯救了我们，要我们完成了这个美好的施工。只有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刻，我们能够影响其他的人；只有在我们这个世上的时刻，我们能够确定我们以后所要得的奖赏。我们都要成长起来，我们不要一直留在婴孩的地步，在拯拯救当中，在一醉当中，天天在那争吵打架挣扎，而是。 进入神的国度，清楚的明白神对你的爱是完完全全一百八千的，而是要跟从耶稣，从耶稣那里吸取恩典的能力，使到我们能够活。从那里我们不能够神有，我们要从耶稣那里活在他的爱中，从那里得到带领，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能力，来完成神原来创造我们的那个美好的职位。我来，我们来全心全力来满足，来成就神给我们的美好的旨意。 完全的信靠他的爱，他的爱能够感动我们，给我们能力，成为我们应当成为那个最好的，然后我们成为得胜的人哦，阿妹，我们现在就请萨姆斯来啊，做多一个献心啊，就是就是我们的礼物来送给神的礼物。谢谢林长老。那呃，今天我们听了这个信息，让我们知道说，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他也更愿意我们已经得救的人有成长。 不要停留在婴孩的地步，不要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啊，让我们在呃神的里面呢有成长，并且相信自己的救恩是稳妥的，啊，是不会失去的，也要在神的恩典当中呢，呃，让自己不放纵，啊，不要放纵啊，使恩典在我们的呃罪恶的生活中显多，也不要这样啊。所以我们先来敬拜，我们先来唱诗，大家请起立，来站起来。 的满足，发弃和无依，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帮助。 耶稣，圣洁公义主，释迦。 让我们低头闭目来同心祷告。是的，主耶稣，当我们举目来仰望你，当我们定睛来看你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就更加坚定跟随你的脚步。主啊，你喜欢万人得救，不愿意让一个人沉沦。你的救恩是向世界上所有的人的。主，啊，今天在这里边，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里。如果有一些人还没有决定跟随你，此时此刻，求你触摸他们的心。 因着这个讲道，也让他们明白你喜欢每一个人得救，而且你不仅仅让我们停留在得救的地步，你还要让我们成长、长大、成熟，做一个能够有影响别人的人。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兼顾我们在你面前的信心，也谢谢你使我们再一次被你吸引，让我们起来做成熟的基督徒，而且能够提炼的通达你自己的话语，并且能够啊。 不停留在吃奶的地步，能够吃干粮，能够长大成人，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你，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今天把所有来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的同时，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灵就在我们里面，你的灵就在我们中间，你也愿意让我们快跑起来跟随你，让我们在这里势力的每一个人都被你深深的吸引。 谢谢你，主耶稣，我们等一下要献上金钱，表达我们对你心、对你的心意和对你爱的回应，也求你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